第三十七集，周轩满脸问号的看向通话结束的手机屏幕。尤虫又打电话给杨卷，后者正和赵度在宿舍里商量要给阿拉斯加准备什么食物比较合适。见到手机上尤虫打进来的电话，他如释重负般接通电话，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，就听尤虫在电话那头问：“你找过林恒星没有？” 杨卷同样茫然。没有啊，尤虫又向他确认一遍。狗找到以后，你们没有联系过林和西？杨卷极其认真的答：“没有。”尤虫顿了顿，然后问：“你们是在哪里见到宁南和饭团的？”耳中伴随对方话音落下的，似乎还有略显急促的脚步声和钥匙碰撞的清脆声响。 杨卷愣了愣，如实报出具体方位来，接着就是开关门的重重声音。挂断电话前，尤崇最后开口叮嘱：“你们先看着狗，我晚点再来宿舍带它走。”杨卷下意识的点头，片刻之后才从手机屏幕上抬头，茫然看向自己面前的赵度。不对啊，周轩不是说他明天才回学校吗？” 尤冲从家里开车回学校，中途第二次打电话给林和西，对方的手机还是关机状态。手机处在关机状态，说明手机的主人还没有回家。但抱着对方找不到狗就会先回家的想法，尤冲还是先回了一趟城南小区。天已经彻底黑下来，此时此刻，他倒希望林和西不要傻到还在学校里找，毕竟在他面前。 对方向来是半点亏都不肯吃，还总是想方设法的占他口头上的便宜。然而事与愿违，林和熙住的地方从楼外看没有亮灯，敲门亦是无人回应。对方果然还没有回来，他心中情绪愈发复杂难辨，转身下楼回学校，开车沿杨卷口中的地点一路找过去。人最后是在路边捡到的。 像是疲累之际，对方垂眸慢慢走在路边，昏黄轻薄的灯光沉默的投落下来，却照不清他面上神色。尤虫坐在马路对面的车里，心中莫名紧了紧。这样的感觉清晰而陌生，却转瞬即逝，并未太过放在心上。尤虫开门下车，横穿过空旷寂静的马路，无声无息的。 从身后拽住他的手腕，林和熙下意识的想要挣开，却没能成功。仿佛后知后觉意识到了什么，他慢慢转身抬起头来。借着头顶的路灯，尤虫终于看清了他的脸。漂亮的眉眼有气无力的下耷，原本明亮而圆润的瞳孔里被疲惫塞满，长时间缺水的嘴唇。 已经干到起皮，甚至有要裂开的迹象。额边的碎发被汗水打湿，软软的贴在额头上，豆粒大小的汗珠仍在顺着鬓角往下流，脸颊上还有不知道在哪里蹭上的脏灰，整个人看上去狼狈又可怜。目光捕捉到油虫的那一刻，他明显愣了愣，而后下意识的开口。 狗。心底仿佛有柔软的地方承受不住重力塌陷，狗没事。尤虫骤然出声打断他，温暖干燥的指尖摸上他的脸，替他擦干净脸颊上的灰痕，轻缓低沉的嗓音里带着不易察觉的安抚意味。尤虫道：“放心，狗已经找到了。” 林和熙低头摸出手机，才发现手机已经没电关机了，心头那根始终紧绷的心放松，整个人渐渐缓过神来，他也有点哭笑不得。我还在等你电话呢。两人回到马路对面的车边，尤冲从车里找出一瓶水递给他，像是才意识到很久没有喝水，林和熙舔了舔自己的嘴唇，接过那瓶水，伸手拧开。 想象中的轻微组织感并没有发生，他略微愣了愣。啊，这是你喝过的？尤虫闻言微不可见的扬眉。车里只有我喝过的这瓶，你可以不对嘴喝。林和欣没说什么，嘴唇直接附上矿泉水的瓶口，仰头将水喝了下去。心生怪异的人，反倒成了尤虫自己。 目光不由自主地定在他衔住瓶口、微微张开的嘴唇上，眼见对方的嘴唇由最初的干涸起皮，到后来的水润饱满，甚至在灯光里折射出微弱的晶莹光芒，尤虫若有所思的轻眯眼眸。喝完水以后，两人回到车内坐好，尤虫把车开到宿舍楼下，打电话叫杨卷把狗送下来。接到阿拉斯加以后。 他们开车回城南小区。路上，尤虫将周轩遇到宁南的事说给他听，从始至终沉默的听完，心中了然，对方不是冲着尤虫的狗去，而是冲着自己来。林和鑫面上神情不变，眼底却渐渐浮上冷意。下车以后，尤虫先把狗牵回家。 林和熙回自己住的地方，收拾好狗粮和其他用品，然后上楼给他送过来。傍晚从家里开车赶过来，同样也还没有吃饭。尤虫点了双份外卖，叫林和熙吃完晚饭再回去。腹中终于后知后觉的涌上饥饿感，林和熙答应下来，坐在沙发里等外卖，到快要睡着。晚饭送来以后，林和熙随意吃了点饱腹。 就下楼回家洗澡睡觉。假期的第七天是在足不出户的养精蓄锐中度过的。从第八天开始，他又恢复了按时去上课签到的枯燥乏味的生活。林和熙在手机上拉黑了宁南的所有联系方式，必修课在教室遇到对方也是视若无睹。自打那天起。 他没有再和宁南在学校里同进同出过，就连班上所有同学也能够轻易看出来，两人算是彻底撕破了脸皮。正如尤崇所想那般，林和熙的确不是平白无故肯吃亏的人，宁南三番两次的来触碰他的底线，他也不是没有脾气的人。当然，他并不打算去找宁南，而是等着对方主动找上门来。 显然，那天牵走狗却被周轩半路截胡的事，并不足以让睚眦必报的宁南心中消气。即便他不去找宁南，对方也会想尽办法来给他使绊子，直到自己心头解恨为止。宁南的确对林和熙仍然是心怀怨怒。林和熙勾搭他女朋友的事在先，故意不回短信的事在后。 加之意外发现对方竟然是在帮尤虫遛狗，明南甚至怀疑林和熙已经攀上尤虫和周轩，才会迫不及待地想要与他们断绝来往。学校里有谁不知道，尤虫和周轩身边多是背景深厚的少爷，且周轩有多排斥、厌恶私生子的存在，这是有目共睹的事情。然而现在。 林和熙却成了那个让他们另眼相待的例外，分明同样是私生子，林和熙却事事都要压他一头，宁南心中更是恨得咬牙切齿。他叫着人悄悄盯着林和熙，只等能够抓住他的把柄，只是把柄还未到手，他又等来了更好的契机。